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神，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，守主日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专题：基督徒与中原。啊，第一讲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呐，师傅这段的时间，恩高主你不能要先讲。 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领导我们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你。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。主啊，我们处在这个弯曲乖谬的时代，你生命之道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丰盛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之道显明出来。 今天未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信靠主的心。也为说，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，新来的，好久没见面的，今天又再一次跟我们在一起敬拜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你已经挪移了他们的捆绑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主，愿主你继续以主你的爱吸引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敬拜主，亲近主。 我们在主的恩典之识上长进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我神武，七月十五，有的人称为中元节，有的个鬼节，请我神武鬼节，还有一个与狼盛会。 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报章，中国中原节鬼节跟与狼盛会连在一起。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？啊，可能好多人就不晓得什么原因了哈。与狼盛会是什么意思呢？与狼是从梵文与廊。 一应来的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救度亡魂倒现之苦，下一次才跟大家来解释这个，什么叫做救度亡魂？而盛会，盛会的意思就是有一大群的人举行活动的那个意思。在香港啊，香港是个华人社会呀。另外一个是在香港。 与狼盛会，也被称为中元节，也被称为的这个与狼盛会，也被称为这个鬼节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当我们说中元节，我们说鬼节，我们说盂兰节，它其实指的都是一件事，就是七月所发生的事情呢。只是在表达上宗教不同。 佛教把它称为雨兰盆会道教中原普渡。有些华人相信阎罗王，阎罗王在七月初一农历啊，冬呢请我彻一，大开鬼门关，意思就是说隆重鬼多些呢，还要被怪族来大开鬼门关。那么到了。 七月三十一日，阎罗王又把所有的鬼呢，海洋白鬼全部赶回阴间地府，那么就把鬼门关关起来。好了，在七月初一到七月三十这一个月之间，一个月之中，孤鬼野魂，无尽的鬼，尽在野狐。 他们就到处找吃，夺去拉线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？在这个七月，从七月农历七月一到七月三十，我们看看许多人家家前面会摆了许多吃的东西，然后每一样吃的东西上面都插了一支香，或者路边。 前天、昨天，我们看电子新闻上，啊，巴生有一个地方火灾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烧了，在路边烧这些东西，结果引发了啊一个小小这个火灾，在路边，我们有没有看？我们有看到，你们会看到这些吗？那么这些是做什么的呢？就是叫做尸骨，或者叫做普渡，啊，尸骨普渡还会烧一些东西。 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给这些孤鬼野魂吃的。那么到了七月三十日，这个就结束了。所以，在这个月我们看到到处都有，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，啊，在家门口，当然，啊也是给鬼哈，也给是给鬼吃。那么在七月，假设我七月一之内。 有两个活动，一个就是七月十五过了，啊，家家户户一定拜祖先，同时呢，也在门口摆食物，就给那些姑姑爷魂吃啊。另外一个常常是当地社团、乡会联合起来办的，那么他们自己定了一个时间，啊，那个就叫做雨兰盛会。 啊，就是与狼盛会。好了，今天就在七月节嘛，就跟大家来谈基督，徒与中原这个题目。当我们谈到中原界的时候，鬼界还是与狼盛会，至少有几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的。我就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个叫做。 对时间的看法，七月一般上，华人一般上不喜欢这个七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会把看作什么？请我进偶个，也就是说，七月是个宣月。宣月意思是说，在七月有很多事情发生，甚至有一些老人家说，请我和亲呢。 卫生才能死，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？请我好像卫生才能死，啊，有人这么讲，是事实吗？也没有一个数据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一个老人家有这个观念，到最后真的死了，可能不是因为他死在七月，而是被怕到、被吓到，过不了七月了哈。但是除了七月说是宣月之外，其实 其他的日子，其他的时间也并不等于是好的。我们华人对时间、日子的看法。有一对夫妻吵架，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你们夫妻整天吵架呢？” <laughs> 哈，一个就回答：“我们两个人八字不合，没鸡没鸭。”嗯，所以耿个人就跟干干完吵，吵架。还有另外一对夫妻，他们也相处不好。 那么有人问他：“你们两个人这么相处，这么关系不好呢？”他们怎么回答？我们两个人的结婚日期排错了。啊，那那结婚你别吵了。其实夫妻吵架不和有很多因素的，性格、价值观、处事方式等等的。但是从这些话我们会看到，我们华人常常从日子。 从时间这个角度去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华人有一个观念，良辰吉日。良辰吉日的意思是什么？日子时间排对了，事情就好；日子时间排错了，事情就不好。你吉时干白对了，大爷就好；你吉时干白没对了，大爷就没好。所以。 做什么事情，搬家还是什么事情？找找，找一找，那个日子、那个时辰是良辰吉日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良辰吉日呢？我们那个基督徒，五五把转的水军许愿。 为你日子搞好？哪为时间搞好？为你日子最好？哪为时间最好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？有还是没有？要不要表态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没有。我们要很肯定，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一种，那个日子更好，那个时间更好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。 翻翻黄页哦，哎呦，良辰吉日，我们不要去，我们没需要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：，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这，如果我们看这本，里面一个，这个指什么？指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爱，的怜。每一天。 都是新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新开始，每一天我们都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怜悯。那也就是说，什么？每一天都有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每一天都是好的。哎，医院长者，我每天早上跟你们在一起早祷会，我的祷告一定有这么一句呀。 感谢主呢，新是刚开始，那个恩典、那个爱，都是新的，是不是？医院站着，我每天一定有这个祷告。我们有没有祷告啊？每天我们都感谢神，新是刚开始，我们经历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、神的怜悯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，每天都是新的。所以基督徒没有。 这种良辰吉日，那一天好，那一天不好；那个时间好，那个时间不好。我们没有这个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每一天，every day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良辰吉日，吉日良辰。阿门，阿门，要记得啊，每一天。 都是今日，每一个时间都是良辰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Day by day，每一天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晚间重拜，是昆学吗？啊，选了这首歌，我心想很难得，这首歌百多年了，年轻人会唱，那很难得啊。啊，这首歌是怎么来的？是一个瑞典的记者保利娜，她写的。 他年幼的时候很多病，那么他自小呢跟他的爸爸特别好，他爸爸是做牧师的，两个人常常在一起也读圣经。可这问题就是说，他二十六岁那一年，他做牧师的爸爸意外离开世界，而他亲眼看到那个意外的发生。 亲眼看到爸爸离开世界，哇！你看对他那个心灵啊，是多么大的一个创伤啊！但是，感谢上帝，创伤是创伤，他仍然什么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很单纯的相信上帝，单纯的信心信靠上帝，他相信说上帝会借着苦难，借着悲剧。 他爸爸的离开就是悲剧，让他生命的成长啊，特别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的话，现然心外嘅病难说，心外国人理论心外国人的患难，中随时的帮助，这些圣经节给他很大的安慰，这些圣经节给他力量，这些圣经节也帮助他。 当他在生活上面对困难、面对难处、面对事业的时候，信赖神话语的力量，信另外一个的着，助，信赖另外一个平难说，你说什么？他在生活上，保利娜经历经历上帝同在的真实，他真真真实实在在的经历。 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，叫做《每一天》。这首诗诗歌只有三句，但是把那个意境很美呀。唱唱给大家听哈，来来，《每一天》所度过每一时刻，我的脚。 能力胜过食堂，我依靠天赋走向的供应，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。他的心既然吃无可测度，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，不论有。 或惜他只爱现命，劳苦中他是安泰。第二节，每一天做家格外小心，即讲现来赶快忠宅。每时刻私下格外怜悯，每时刻现来怜悯我。我个孤儿，做我的安慰，个担当我的挂儿。 一个名为“慈善”，甲国内选哪的，所为第一国内的选呢？第三节。每当遭遇患难，求助他救，全靠我做真诚的心，我深信主的体贴与安慰。 身心神，金银虽不落空，恳求主，患难困苦中他救，平稳与试炼皆有父子。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，自带金应随美地。百年来，这首诗歌它旋律优美，它歌词很简单，容易明白。 这首诗歌鼓励、安慰了许许多多基督徒，让他们知道信靠上帝，上帝是力量，是避难所，让他们不再恐慌，不再挂念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满有应水的天赋上帝，他有周详的供应，每一天、每一刻，都有上帝的恩典和爱。所以。 我们要为每一天、每一刻感谢上帝。我们没有“近日良辰”这个看法。第二，好，第二个角度，对鬼的看法，故意的看法。魔鬼他有一个策略，使到人为之狂热。哎，有的人拜鬼啊。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教，叫做撒旦教吗？撒旦教就是拜鬼呀，他们也有十字架，不过那个十字架是倒过来的十字架，他们也有十字架，不过那是黑的十字架，叫撒旦教，撒旦教专门就是拜鬼，那叫做狂热。可是有的人说，我不相信鬼，我不相信有鬼。 年轻人不知道，这部电影我看过，那是四十八年前的电影的了。《阿娇 six》，有没有人看过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套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天你看鬼片，鬼片，这是一套最恐怖的电影，叫做《七某人》。一九七四年初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一年之内。 有几百万人排队买票进戏院看，也因为这套电影开始，驱某人开始，一时之间呐，鬼的电影啊，鬼片呐，多到不得了的多，很风行，有的很恐怖，有的惹笑的。可是你知道，鬼片、鬼电影过后。 接下来是什么？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类跟鬼有关的书籍，星象、巫术、相命等等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为鬼狂热啊！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牧师，二呢有鬼，皮肉选迷就爱背。”牧师哪里有鬼？我鼻子一嗅就知道。 啊， <laughs> 这个人把鬼看得好像，太，太奇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不是整天鬼影重重， <sniffs> 这边有鬼，那边又有鬼。我不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，怎么过哈。啊，你看有的人，为鬼狂热，但是有个人不信有鬼。哎，问一个问题：我们基督徒相信有鬼吗？ 那咱给的图，玄信有鬼吗？我们接的图，信不信有鬼？信就讲信，不信就讲不信，讲一下印象会更深呐。那咱给的图，无能拜鬼，无能买玄性鬼。我们接的图呢？我们是信鬼，还是我们不信有鬼？来，信就讲信。 不信就讲不信，来，一二三，信！啊，再讲一次来，一二三，信！我告诉你啊，要记得啊，我们这里头相信有鬼呀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提到鬼，还有耶稣讲鬼，耶稣讲到鬼比讲到天使还多，耶稣讲到鬼。 必供告天主古哈塞。然后耶稣在世界上也行了很多赶鬼的神迹，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不相信有鬼，那你就等于不相信圣经的记载；我不相信有鬼，那就等于不相信耶稣赶鬼的神迹了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相信有鬼吗？ 来，一二三，sing，是不是一百八千呐？你多少万先啊。o k 准备进入威啊，那么讲到鬼的时候，一个问题就是说了，鬼就丢了里去嘞。你知道这个报章？我礼拜堂了，芙蓉礼拜堂啊。我在芙蓉堂做牧师的时候。 芙蓉礼拜堂对面有一个广场，叫做 Terminal One。大新闻出来，广场闹鬼呀！有些人说：“哎，我鬼呀，我鬼呀！”啊，Terminal One 就是十八麦街，十八麦街我鬼呀，就在老外当对面。那么，既然说哎有鬼，那鬼从哪里来？哎，宗教，各个宗教看法不同呢。回教啊，什么临界有一个叫做 j 的二者。 啊，这个二者会作恶害人啊，这个二者就是鬼，都会搞。如果这在鬼呢，死，这在鬼呢形象不定，就跟阴这个鬼呢，挂山鬼一样，挂山就在鬼一样。不过这个鬼呢，啊不吃不喝的，这是回教徒的对鬼的看法。那佛教呢，鬼呀，是的，男女。 魂魄变的，有人的魂魄变的。不过，鬼不是全部有人变的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有有的鬼是由动物变的。这是佛教徒的看法， <coughs> 因为人死了之后不一定变鬼呀。回教有六道轮回之道嘛，那六道轮回是什么？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啊、牲畜道、鬼道、地狱道，还有天道。你看。 六道当中不一定一个人死了一定变鬼，可能一个人死了变猪、变狗、变猫、变什么？嗯，变变变变动物啦，变逃蛋啦，变鸡变鸭，啊，这是佛教讲的啊。那是佛教讲鬼是这么来的？我们基督教呢？基督教呢？基督教讲，鬼本来是天使。 上帝创造了天使，但是他们背叛上帝。他们背叛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就变鬼了。而所谓魔鬼撒旦呢，他本来是天使长，天使当中呢，天使长，他也背叛上帝，他就变到鬼的头了，变到魔鬼了。而圣经里面给这些背叛上帝的天使，给他们不同的称呼，称呼什么？乌鬼。 恶鬼邪灵、乌鬼恶鬼邪灵，而他们工作是什么？他们的工作就是用各种的方法使到一个人离开上帝，用各种的方法打击一个人的信心。这是圣经里面对鬼的一个看，鬼的给我们看到的。 好，再来。既然宗教对鬼有不同的看法了，那么各宗教对待鬼呀，也是什么有不同的做法的。你看回教，回教是什么？爬跪，回教的爬跪，怎么爬跪呢？用针来刺，用针的切，用会修，用聚光，就像古代的榜样，呃。 捐小点小点呢不到，大的外环呢啊！这是回教的做法，还有或者请保姆，请保姆来帮助。儒教啊，那是我们中国人呢。儒教是什么呢？祭鬼，祭鬼意思是什么呢？牵鬼血咯！哎呀，我们华人是吃的文化嘛，下半回。 但那样鬼下没吧所以呢鬼要吃，所以我们就预备，所以就一些华人就预备吃的给鬼吃了。那还有哦，对我们华人来讲，祖先有拜，祖先是神；祖先没有拜，祖先是鬼。这为什么七月十五人家一定预备缝缝补补，怕等下主人让他变鬼哦？ 这是儒教，华人，华人看中吃，结果鬼要吃。道教呢？我们看到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哈哈，那个道教啊，道士，道士他们就做法，做法怎么呢？斩妖抓鬼，然后放进那个读什么奥吗？哎，对，嗯嗯的嘞，侬侬比嗯嗯，这是道教做法。那佛教呢？哎，另外一个 slide。 佛教媚鬼，媚鬼就是刚说什么，媚鬼叫谄媚的意思，啊，他们鬼吗？要拜那个鬼，我拜你呀，你讲话好好的呀，或者啊欠你钱呀，啊讨好这些鬼，所以在这种观念世界，就出现了什么？有人养鬼，有人教鬼，有人拜鬼的。 都是属于媚鬼这个方向。那啊，讲到回教，讲到儒教，讲到道教，讲到佛教，就要回到基督教。我们基督教什么？的鬼，我们赶鬼。为什么赶？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。为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赶鬼呢？因为耶稣说：“天啊地，天然地啊，所有的广 光板都是放外了我们的耶稣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我们赶鬼，我们赶鬼，奉耶稣的名赶鬼，不是奉别人的名、人的名。还有圣经一节还讲什么？现在已经将一耶稣啦升为至高，第给一切在天上、地上、天上、地上。 和地底下的都要跪拜耶稣，所有耶稣被免灭，所有的天选地选地啊，都得拜耶稣，这就是耶稣的权柄。所以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奉耶稣的名。 说话行事，啊，这个不是牧师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如果你觉得哎呦，鬼查线外呀，你就怎么样？红压素给我咩啊？讲课 <laughs> 我时常我十三次去台湾进修密集课程。我一定每次进修在回来之前，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功课做完。那我的同学日本。 韩国、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，他们常常周末的时候，台湾有温泉泡温泉。我去了十三次，我还不知道台湾温泉在什么地方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完功课，我不能够。我回来一回到马来西亚，我要做牧师，我没有时间做功课，所以常常周末都是我一个人。 我那个神学院有八层楼，我住在第六层。有有一天，我在做功课啊，一坐常常同学都没有一个人嘛。我我能够坐在那边，一个早上一坐下去，能够到晚上半夜的啊，在做功课。有一天，我就这样做我的功课，感觉我的功课功课早六六，做做马来亚，找书找，到图书馆找功课，我就做功课。好。 早上、中午啊，午午餐就叫 office 人打包来，然后到晚上，到了十点多，孔明了，要睡觉了，我一个人的，我就去后面刷牙了。当我在刷牙的时候，我忽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那是过去都没有的，啊，哦，我最近特别感，我知道。 会插小屁股里的，啊！那跟我开玩笑的那个邪灵来了，你知道我那时候一边刷牙，我做什么吗？我心里面唱歌啦，唱什么歌呢？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追都是情节唯靠耶稣保血 这边在说，也心里面在唱，知道吗？唱，然后唱完歌，心里面讲话：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这下灵离开我；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这个邪灵鬼怪离开我。哎，OK，没事了哦，弟兄姐妹，明白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耶稣的名已经在这天选地下所有的光板。 我们靠着耶稣的名，所以你们不一定要打电话来给牧师。牧师呀，赶紧离哦！嘿，你就祷告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滚蛋，大样滚滚滚滚开掉了。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上次去去年吗？去年在众崇拜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属灵争战。我自己有好几次。 跟这种所谓灵界、跟鬼接触，但是我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我常常跟人家讲，他是跟你开玩笑。鬼样啊，长得卡溜卡溜卡溜为没，不骚扰，鼓扰我，鼓绕什么？不鼓绕，慢慢。当他跟你慢慢的时候，你进一步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退一步跑掉了。如果你退一步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进一步。我们为什么要退？ 耶稣啊，保利娜不是说上帝是我的靠山，是我的帮助。弟兄姐妹们，记得，我们是赶鬼，我们是赶鬼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十字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当你觉得心不安的时候，唱十字架，唱主是我平安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切。 都过去了，有的就是主所示的平安。好，第三快快，鬼魔的活动，我们说有鬼鬼什么活动？圣经里面记载一个，有一个人一而一讲瞎说，结果呢，整个撒米撒玛利亚的百姓都很惊奇，莫论多矮、莫论老、莫论好脏，隆重都听伊，这是鬼魔的活，迷惑人，迷惑人。 以假迷惑人，所以这我们就看到，人家说，格林扬星啊，比跌倒跌倒塞谷还塞，印度教的神，比什么，比地上的沙还多嘞。啊，不要讲印度人，我们华人，马也是神，蛇也是神，乌龟也是神，还有什么神？猴子也是神，对呀的心。我告诉你呀。 你哪一粒石头不是你呀？我不是要你做啊，只要一个人去把一粒石头放在家里，整天掰掰掰掰掰那粒石头，可能有一天石头都会跟他讲话嘞。为什么是石头跟他讲话吗？不是，是石头后面的灵以假乱真迷惑人，让那个人以为是神，结果就拜他了。这是魔鬼的第一个工作。 结果，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以别的神来代替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大神、大王。可是许多人拜拜到，天龙、莫纳鬼才逼我们拜过某一样，他不知道他拜的是什么。但我们知道，我我们不要受迷惑。第二，夺去人心中的道。 二者来，这二者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就是指魔鬼鬼的哈，就把道走了。我曾经接触到一个人，哇，他还是很热心，很希望他做礼拜，很希望他来做礼拜。我探访一次啊，两次啊，三次啊，四次，啊最后来做礼拜了。第一次来做礼。拜 啊，我们只高兴啊，第一次来做礼拜的。可是，他做完礼拜，回家了，吃饭了，睡觉，睡觉醒来，哎呦，怎么手这么痛？怎么抽？怎么天呢？就你给天，才去找来外，找来外的秋天。你说他以后还会来做礼拜吗？ 他不来了，哎呦，不来了，哎，第一次来做礼拜，做礼拜或去手透，他就不来了。哎，我们看什么事情？我告诉你，背后是谁的工作？二者的工。作你要去做礼拜，我打你一下子，看你敢去做礼拜吗？所以感谢上帝，我们继续做礼拜。我们没有失去信心，信道是有听到来的，一次又一次听到。 我们的信心这么成长出来，可是不是每个人呐，所以我们要带领的带领人来做礼拜，我们要祷告。主啊，除去他的捆绑；主啊，开这个路，你的爱吸引他，因为有人看不见的。我不是跟大家说，几十年前，哈，我在还做神学生的时候，我在甘蒙国宣道堂帮忙，有一天跟余牧师娘出去探访。 因穆斯林娘来到一个家庭的时候，他怎么祷告？现在呀，将卡给脸套亏哟！哎呀，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啊！神呐，把他脚上的锁链解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被锁链锁住了，所以不会来做礼拜。我们有看不见的锁链，知道吗？捆绑我们。所以八十年前，八十年前吗？送上这波斯 布道的时候，奉新会的时候，常常唱一首歌，什么歌？就断开一切锁链，做东开一切锁链，做东开一切锁链，就是我释发，心灵工作，许多人流着眼泪到台前来。 悔改认罪，因为他们发现到他们就被锁链锁住了。你看看旁边左右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很久没来做礼拜，围着他脚上的锁链来祷告？我们上个月，许的学生平均是六十三。七月，我上个礼拜。 主的，学生人数只有五十多，我很难过，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就是做这个祷告，主啊，把那些主的，学生，他们的捆绑、看不见的锁链，他们的拦阻挪开，让他们能够来。哎，今天我很高兴啊！今天来了几个新的主的，学生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嘞！哎，拍个掌，来，感谢上帝！哎。 拦主在那边的，我拦住了没？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灵界，所以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能够做礼拜，感谢上帝，因为爱的吸引，上帝把那些拦阻离开，要不然有时候可能来做礼拜，哎呀，我娘没逃了。哎呀，我醉，你要祷告，神呐，把这些拦阻挪移，来到上帝面前。 就是一个祝福开始，一个重一个一个重新一个新的这个开始，就帮助我们。好，第三动摇人的信心，动摇。你看耶稣亲口说：“撒旦想要得罪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”魔鬼，我提到有哪的信心最难祈祷？ massacre 信心，这是对相信的人，撒旦要做破坏信心的工作，所以就保守我们。嗯，耶稣说什么？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，不要怕他们。书人也说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亮光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怕，那是对上帝没有信心，信心里面是没有惧怕。 好，第四快快讲。鬼魔还有一个工作，星象、相命占卜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做过这些？啊，比如说另外一个 slide 你相信？哎呀，我我我我重复了，lucky number。 想相或者玩玩这线游戏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跟鬼魔有关的事。圣经里面讲什么？圣经很清楚，说什么？不要去跟那些交鬼的、行医、行巫术的来往。我们要求告上帝的我们是活人。 怎么可以去求死人呢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：假吃就应该也同人去走，咩来走？还有另外一个时代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关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秘术的、教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晕的。有的人自己没做。 可讲呢，可蒙啊！不要这些事，上帝不喜欢。我们的上帝不喜欢。你看，圣经很清楚讲，不可以做这些。所以过去做过了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上帝赦免你，怜悯你。但是今天听牧师讲了，就不要再做了。 远离这些，因为这些是鬼魔的事。但是，为什么人会去做呢？为什么人会去做呢？为什么会做这些？为什么会去做？因为那个人他发现了自己的有限，发现家也没有家，呀就希望去求一些什么，做帮助啊，达到额外的帮。 我告诉你，不敢这，不单是这些，现在这几年还流行一个什么孔棺材？我讲过吗？三零六吗？那个棺材里死人空的，别讲我万人就给孔棺材，呗。没棺材里呢？死掉孔一啊。但是现在活了也去睡棺材。不当然你不必买，那个人不必买棺材的，那棺材给你一睡呀。我看马来西亚钱大概六百块的。 睡几分钟罢了哦。最早在泰国开始，现在新加坡还有啊，很多做的人呐，还是年轻人呢。好郎艳妹妹，好郎艳去空棺材哟。那为什么他们要去睡棺材？他们说，睡了棺材呢，本来那些不如会变到那些白，嘛，这就是那些不如嘛，是啊， <laughs> 本来呃厄运呢会变好运哦。 啊，碎了棺材咧！看那棺材咧，一懂名哦。以前啊，那那那咖啡做的棺材人啊，我看都一堆面，我知吗？那都讲伢啦，要做那棺材店，可以认为我系咖啡哦。哎，现在政府啊，已经不准许说棺材店开在店当中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很多人怕的。呃，在香港，不知道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个人上法庭去告他家对面的棺材店。 为什么搞？因为那个棺材店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吃不饱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吃不饱？吃不？他又没跟你做生意嘛？为什么你你你你你你吃不下睡不着？那个人讲什么？因为那个棺材店，哎，管那人啊，满是跟全是六个，那个什么歌？总有一天等到你， <laughs> 但六十个人来顶着你，哇呀。 棺材人十个人搞完全个，点呢二十个人一丁点女，点呢二十个人一丁点女，一个没得行。 <laughs> 哎，这个是事实啊，牧师不是在说笑话，我是讲事实啊。但是我要看，你看这几年竟然流行孔管材，还是年轻人做的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上个礼拜八百个人呐。哎，就是觉得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所以棺材孔呢，嗯。 一问起榜样，别问起好，好，呃，口那了一倒米啊。过来，还有一个人说，我只睡几秒钟啊，我的生意变好了。你看，有人这样子嘞。那我要问的是，哎，另外一个说，做这些有用吗？刚才我讲的交鬼呀、占卜啊，啊啊。 用邪术啊、法术啊、关照看星星啊，什么星什么什么，你是什么星什么星啊？这些啊，有用吗？无语吗？啊的古那个有没有用？来回答，有用就讲有用，没有用就讲没有用。来，诶，你上没有用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没有用是没有用有些人说很很有用哦，好像不是这样。有一个人说。 我拿空棺材空鬼庙军了我生意变好。我睡棺材几秒钟，我那个生意变好了。你看，有的人说有用，我告诉你，记得牧师讲讲有用的人，他那个观，他那个观感，他那个观观点啊，too narrow 非常非常的那个狭隘。那他那个观点也是。 非常非常的 ignorant，我们叫做无知。为什么？记得牧师讲，你们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国家最流行做这些吗？噶细人、肯尼亚细人、像细人救灾、看星星、占卜、教鬼秘术。你们知道哪些国家吗？来，波斯、巴比伦、埃及、叙利亚、菲利斯，那是。 最流行、最流行的，在历史上，今天这些国家在哪里？波斯、哈贝老、巴比伦、希腊老菲利斯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埃及还在，叙利亚还在，整天打仗。反而注意，刚才我们读了圣经，不可交鬼，不可占卜，不可看星星，那是谁呀？ 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国很清楚，呢几千年，他们的圣经就记载：麦来找最大爷，麦来高贵，麦来可七七百百七梦百里梦而以色列国、以色列民，是今天全世界公认最聪明、最智慧的民族。 所以我说，什么叫短视？什么叫做无视哇，那些为这些有用的，那是短视，那是无知。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，几千年前很流行做这些国家的一个一个黑暗，一个一个哈贝小。而几千年前，以色列人禁止他们的子孙：你们不可以做这些，也不可以这样因为当时周围的国家、周围的人都是做这些。跟你们讲，不可以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走。 哎，到今天，以色列国是全世界公认最聪明、最有智慧的民族，弟兄姐妹们。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以善来为心的那国是有福的。以色列人就是这么样，他们以耶和华上帝为神，所以以色列国是有福。这个国把它改成什么？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；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家庭是有福的。我们读圣经要这么读，不但是国家庭、人都包括在里面，是有福的。上帝很清楚的应许呀，以他做神的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遇到困难吗？我们遇到什么吗？ 是我们没有用，我们有见，但是记得检讨，是不是依靠上帝？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意思？有没有信赖上帝？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什么？刚才我们那年小姐妹跟我们读了，圣经说什么？哎，另外一个 slide，你的重心原来是呢一耐考基亚的聪明，第二你一切黑暗大野学你读了零点一，一点六。 指引那个多。就帮我们呢？我们来唱诗歌，我个心我爱敬拜你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下一次就再继续跟大家来讲第三点。我的神。